这是今日才算完的粮食，请通知过目。马上秋收，我们看着，就这会儿跟茶州谈生意最合适。今年仗打的凶，河州、厥西的商队多半会到茶州去走货。我们要是落在他们后头，就是把粮食卖得再便宜，茶州到时候也掏不出钱来买。所以这事儿得尽快。是这个理。如果顺利，明年此周的日子就好过了。 不过过去没有这样的买卖，决西河州的商贩也预料不到，这是动人肉羹、分人钱财的事情，他们心里未必情愿。唉，难就难在这里，我们的守备军新建不足一月，校场还没出来呢，兵也没练过，若是被这些商队的人设计套了粮食或者别的什么事，咱们也打不过人家。磁州现下没有将领。 练兵的事情，我与诸位都不是行家。但是禁军在北原猎场留下一些兵马看护猎场，大人如果肯，不如就先让他们操练守备军。不过眼下最要紧的是，我们须得跟茶州要先谈妥了再给粮。前去商谈的人已经定好了吗？我叫乔天涯带着锦衣卫随同保护。我不能离开此州，就只能让程峰去。 再派些会算的笔帖跟着，同知肯派人保护，那真是再好不过。但是我对做买卖就是门外汉，也怕那边厉害的行家，心里很忐忑，想请同知给赐个锦囊妙计随身带着呢。乘风先生太自谦，我哪有锦囊妙计？若是行，我便随同走这一趟。同知乃是有同知在，我便有了主心骨。 晋江文学城，唐九卿原著，斟酌文创出品制作，光合积木联合出品录制，广播剧《将进酒》第二季第十六集。 已将童知好生送回府了。嗯，你下去吧。是。哎呀，程峰糊涂啊！茶桌那么乱，怎么能让童知去？他，他那个样貌，若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此州如何向侯爷交代呀？你才是个老实人。我问你。 从重建磁州守备军，到现在筹划茶州的生意，哪一件不是同知的体？磁州是实打实的拿了人家的好处，这情要如何还？同知对磁州好，我知道，可，可咱们不也在尽力还了吗？我们还得上吗？我且问你，若是茶州生意做起来了，这口红利我们要如何还？况且同知说要派乔天涯护。 那乔天涯是什么人？他从前是锦衣卫同知，品阶说出来比你还高一阶。到了茶州，是他主事，还是我主事？哎，你带人去谈生意，我也是担心你呀。哎，你还是没明白，只怕同志在进入磁州以前，便早做了打算，要将这里收入囊中。 你我现在醒悟也晚了。既如此，同知，若真能让磁州重现往日之相，那这个州府，我让给他也无妨。周奎，是时候免掉“州府”二字了。如今这天下分崩离析，若说去都是路。 那磁州就是兔，没有狼狐作保，磁州就是中国群臣眼里的肉，你我对此毫无招架之力。程峰，我知你用心良苦，只求同志能不负今日所望。但愿吧。不过今夜我锋芒太露。 已经算是越界，只怕要让同志记住了。我是你的师爷，不应该在同志面前卖弄，日后还是要留神些了。 将军的伤口已包扎好了，这几日务必要勤换药。嗯，你先下去吧。是，卑职告退。陈阳，四下无人，话我就摊开说了。二公子想要去东边打被侵占的沙三营，我觉得这事儿做不了。边伯营现有的李北铁骑是我的队伍，我们不是打前锋的人。 要打汉蛇部，对不住，我马上带着人回撤。哦，受不远送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吴子云，你想走就走吧，我主子听了也会这样回答。我说走不是因为怕，而是边伯营里的战马和军将都是李北的贵重物资，再在这里跟边杀人耗，我们耗不起呀。此时应把他们尽快送去东北两马道，这样。 我们也就有了柳阳三大营的支援，再回头也来得及，来得及。你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？说给我听听。呃，主子，喝点奶茶。嗯，还有鲜奶吗？没了，就这一壶，还是后边省下来给边伯英解馋的。操茶用？有，粮仓里多着呢，您喜欢。 不让人给您装，顾靖，装些奶和茶，封匣子里，明早以前差人送去磁州，顺便给兰州报个平安。是。你怎么还在这儿杵着？郭子瑜，你就是在这里站一宿，明早天不亮我依然会走。被人打了就跑，你们不是离北铁骑吗？二公子，什么叫你们离？韩君武不叫二公子。 我是禁军总督萧策安。我问你是不是离北铁骑，你没有一次肯定的回答我。离北没有单独的押运队，只有离北铁骑。你的兵配着和前锋一样的战马和长刀，你身为主将就这点出息？我，在作战营主将眼里，我这个主将唯一的用处就是送粮。是，我都快忘了，我也是个主将。 边伯营的主力出兵北上，你就是主将。明早进军要去查探沙三营的消息，我希望能够得到你的援助。如今辽阴部突袭已经阻断了沙三营的马道，使得边伯营失去了耳目和屏障。你若此时后退，的确能够保证物资无恙。但是以沙一营为界限的交战地，就会陷入边沙人的双面包围。可我们的职责就是护送物资与军将，若是因为恋战而这并非是恋战。 我大哥之所以选边伯营做补给地，是因为边伯营与沙三营和东北两马道之间有直通的马道，可以迅速提供物资和兵力。一旦这里没了，前线就会被切断后援。招辉的人再多，倒是也要将人手分出一半，绕路前去东北的交战地进行远距离支援。若真如此，即便物资有余，前线的兵马也已经覆没了。但朝辉手里是离北铁骑的精锐之一。 辽英部拦不住他，他大可放弃东北的远线，从这里去交战地啊。柳阳三大营跟汉蛇部交手次数最多，阿木尔对于他们的了解绝不比你我少。你知朝辉可以这样做，那阿木尔也会想到。今日这么好的突袭时机，他却偏偏只派了辽英部前来，你猜他在想什么？这，他们是在欲擒故纵，远线支援不可取。 如若昭辉收到战报，远赴边伯营支援，阿穆尔便会换上早已埋伏在此的精锐骑兵，昭辉将面临阿穆尔的全力打击。阿穆尔太了解李北了，一旦昭辉在边伯营被绊住脚步，交战地将会彻底陷入无援状态。昭辉不能来，即便来了，也打不赢。沙三营。 仅靠杀二爷，到时候阿木尔北上突击，打的就是王爷的后背。主子，嗯，这么说来，我们无论进退都是输，任何举动都在阿木尔的预料之中。在看地图呢？那倒没有吧，阿木尔又不认得禁军呢，他算不到我们头上。喏，你看，沙三营靠近洛山，那边全是土匪。这次辽营部。 能够避开铁骑的鹰巡，带着投石机绕到边伯营南部偷袭，肯定有土匪的帮助。而且，同，嗯，公子有句话说的很有道理。兰州说什么？聪明人不做多余的事情。阿木尔为什么要费尽周折地拦住赵辉啊？他要是在交战地跟王爷打得顺利，何必分出兵力来这里呢？不错，阿木尔这般筹划。 正说明他在交战地打的也很辛苦。边沙今年的储备粮全部投到了战场上，如今已经七月，战事如果拖过了秋季还没有进展，对于边沙就愈发不利。吴子瑜，你只要撑到今年第一场雪，就是给了阿木尔重重一击。我在磁州时，听说边沙骑兵已经打到了图达隆旗，以往他们打完就跑，如今却全面推进。 这说明阿木尔已经不满足大漠，而想要占据离北的草场和营地，所以边伯营至关重要，守住了，就能让老爹恢复精神。有他在交战地，阿木尔就推不动这条边线。从边伯营这里画条南北线，我们只能往前拉进。阿木尔既然想在边伯营困住朝晖，仅凭我们的两万五千人又怎么能拦得住啊？沙三营是要地。 阿木尔如果派了汉蛇部驻守，我们就更加没有反攻的机会了。阿木尔这是料定边伯营内的队伍不敢擅自往东突袭。此事总督既然已经下定决心，边伯营内剩余的战马，可以给禁军用。禁军不是骑兵，不需要战马。此次辽阴部被禁军打得措手不及，按照路程，他们明早才能退回沙三营。老虎，传令禁军。 我们天亮之前出发，是主子，我这就去。总督，等我们到达沙三营边界时，正是他们休息的时候。这次，就让禁军跟阿木尔打个招呼。主子，咱们马上就到沙三营附近了。 古今清晨便到了，还在监察营地情况。嗯，我有一事不明啊。咱们是按着辽阴部撤退的路来的，这地方与洛山相距不远，怎么没有安排驿站呢？铁骑的防御驿站都是对边沙骑兵设立的，以前的土匪不敢往这里走，现在时候不同。了。这群狗娘养的土匪，如今长着边沙秃子，胆子也愈发大了。 古琴就在前面了，主子，我去问问他是否有发现。去吧。古琴，来了，主子呢？主子在后面呢，稍后就到。怎么样？你看出什么了？沙三营确实有汉升部的骑兵，马粪都是新鲜的。他们在营地周围安排了巡逻队，比边伯营警惕性更强。没有哨声，也没有猎损。 昨日偷袭边伯营的辽营部，果然是个幌子。方才与主子过来时，我也看了，这地方不好打。营地周围视野开阔，全是草野，我们想再靠近一些，都没有藏身之处。这可是沙三营，不仅没有藏身之处，营地外围还有很多铁骑力，前后都设有拒马，四角也有望楼。从如厕的沟道进去怎么样？哎，主子来了，我说的对吧，主子？ 人总要吃喝拉撒。从前确实有外通的勾当，只是六年前主子在东山脉打仗，不是用这招掏过鞭杀人吗？世子觉得这是个漏洞，回来就把各个营地的勾当给堵上了。啊，那，这太阳要下山了，不着急，有办法。 将军，嗯，阿银，怎么这时候来了？哎，吃过饭了吗？哎，这鸿雁山下的羊可比大漠里的好吃。嗯嗯，那呼和鲁将军，俄苏和日曾特意叮嘱过您，不要伤害外面那些李北军将。是他们激怒了我。阿银，你是我的副将，你知道我的脾气。 那些军将骂我是东山脉的屠夫，还说要操我的母亲。我听了你的建议，给他们水喝，他们不仅不领情，还没完没了的咒骂我。那，那将军也不应该把他们。哼，萧方旭在交战地吃不饱肚子，那我就把他们的兵将皮扒了，挂在架杆上风干了送给他呗。不仅这样。 我还要把沙三营主将头颅吊在望楼上，把他们的战马都宰了。我要让他们听到我胡和鲁的名字就害怕。哼，若不是我爹阿木尔非要让我留守待命，我现在便是十二部里第一个攻破两马道的人。哼，外人暂时不提，可您还让辽英部……辽英部连偷袭边伯营都没得手，这帮废物，让他们不吃不喝去守夜已经是便宜他们了。 李北燕洵，嗯，李北还敢来？哼，来的正好，我去会会他们。将军，等等，哼，我们还不知道敌军详情，恐怕有埋伏。让开，边伯营都是窝囊废，李北铁骑没有精锐驻守在这里，他们也就只敢夜袭，有什么可怕的？哼，李北的战马。 跑不过我们，你不能去。边不营既然敢主动出击，定是有备而来。我们在沙三营里不要出去，他们攻不破这座堡垒。况且俄苏何日的命令还没有到。阿银，你夺他们的手足傻了吧？去你妈的守营！快点，点齐人手，随我出战。是。报，将军。将军，敌军从城外派上来了。 他们占据了墙垛上的大沟，咱们的士兵登不上去啊！哼，这么点人，何须畏惧？冲过去！今夜要他们片甲不留！把营地大门打开！是。胡和鲁，以我对离北铁骑的了解，今夜袭营不是铁骑，是有蹊跷。我管他是谁，我打退过郭维礼，打掉过沙三营。 我对上朝辉也可一战，我胡克鲁今夜便要杀他们个片甲不留。将军，门已打开。好，将士们，随我迎敌，撤！ <laughs> 他们马上，干草，带火。大家小心！将军，夜太了，看不见路啊！太了，眼睛睁不开。将军，们怎么办将军，定有埋伏，咱们撤回营地还来得及啊！他奶奶！将军，快下令回撤吧！不如杀了我！传令，绕开马道，走旁边草野。是，走草野。 把道理撤出来！将军下令，就朝夜跑。将军，后营。将军，咱们的战马都受伤了。是，将士们都伤着。将军，快下令回撤吧！没错，将军，咱们撤回去吧。将军，是啊，今夜有诈呀。 你娘操他娘！跟老子玩阴的，老子干死你们！一分钱还想回去？做你娘的梦！将士们，随我应战！兄弟们，杀！杀！杀！ 的黄毛小子，操你娘的边上兔子，也宰了你！援军都没有，就凭你们几只耗子，也敢耍老子玩？谁给你的狗胆？耗子，急着上西天，爷爷就成全你！ 畜生，我扒了你的皮！兄弟们，撤！是是，快撤！撤！快撤！撤！将军，他们跑了！将军，他们的刀比铁骑短，出刀速度又快，不可能是铁骑。会不会有诈？是啊，他们出刀太硬，压根不是铁骑打法。管他是什么，照样被他们打得落荒而逃。将军。 我们不如乘胜追击。为什么不追？他们没有马，跑不了多远。重整兵马，我要让他们所有人记到追是是撤撤撤撤，打不过就跑。狗日的怂货，拿命来！我操你祖宗！得烧到你爷的屁股！ 是的，你休想逃！驾！蠢货，你接着追我呀！我操你祖宗！糟了，将军，咱们被包围了！将军，将军，怎么办？将军，这怎么办？将军，中计了！后撤，快后撤！撤！撤！将军有力，尽量后退。 快撤！撤！撤！撤！撤！撤！这人是消防局带兵回来了。不，不对，他比消防局身量更高，眼神贪婪凶猛。他是啊，萧迟野，认得吗？撤回杀三营。 快撤！撤！撤！撤！撤！果然是你，小池野，就凭现在总战力。 将军回来了吗？啊！老鹰副将，将军带出去的骑兵全被灭了，李北铁骑的援军到了，多不见底。将军他被杀了，不能重蹈覆辙了。众将士，弃营，迅速后撤。是，撤退。 内的尸体都收拾了，李北的兄弟埋跟前，边杀的士兵埋远点，这个也埋了去。是，主子。这个人，嗯，这个头，怎么？你认得？嗯，九年前在东山脉，主子攻打的队伍就是他带的。我说呢，怎么他就认得我？此人名叫胡和鲁。 相当善战，就是他在北边打退了郭伟礼，攻占了突达龙旗。嗯，知道了。哼，那又怎样？还不是被主子一个照面就把头给砍飞了。古今，你去吧。天热，尸身不禁放，尽快埋了，不要引起疫病。是。大伙赶紧挖，挖上了就把尸体。老大虎，跟我走。哎，好嘞。埋远点啊！就是，埋远点，还不跪下。主子。 这沙三营的营地够大呀，这墙修的快比过正经城池了。墙垛上还是有大弓，下边布设陷马坑，远近都能打。我大哥在这里砸的银子不少，你把墙上的布设背下来，不懂的留着问陈阳或古青。明天我让军将把营地分化图也给你，这东西你也得背熟。是，我也有好好跟陈阳学认字。 哎，说谁谁的？这，主子，陈阳到了。吁，主子，我爹那边什么情况？王爷无恙。主子强，猛的腿上绑了大胡桃，这是王爷写给主子报平安呢。老爹专门把猛放回来，说是报平安，实际就是通传军令。这老头坏的很，你打开读给我听。是。 王爷说，他早知道阿木尔会派人绕到东南营地来，但为什么没有提前应对？王爷的字 <laughs> 太狂野了，这段看不太清。下一段是，啊，王爷问，猛是不是偷偷打了鱼？怎么跟主子一样都这么好战？得让主子好好饿他两顿。还有让您原地待命，不要莽撞行事。 <laughs> 读这里，其他略过。 啊， <coughs> 知而莫若父，信道十一万，知道你肯定会打杀三营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就替乌子瑜做押运，当当个辎重将军吧。读读完了吗？完了，主子刚打了胜仗，王爷就算是不夸奖。 也应该调他往战地尽早立功啊！怎么会将主子放在后方？这，这做个辎重将军？难道说，世子那一派的李北军是忌惮主子的事，已经传到了王爷耳中？为了安抚他们，王爷就要再将主子的锋芒摁回去？王爷这是疯了吗？王爷。 肩伤如何了？你来了，坐吧。每日换着药呢，无碍。王爷在想什么？哎，阿木尔是个好对手啊！我在过去十几年里都在观察汉蛇部，却没有料到他们的冲击力道如此强悍。 人一老啊，反应也会慢，我已经大不如从前了。嗯，咱们李北优势突出，弊端也明显。纪明善用兵法，以防守为主，边线布设的营地层层相扣，铁骑出征也多是采用求稳的战略。你与纪明风格迥异，如今换你统帅。 这些营地通传消息的速度慢了好些，前锋不敢冲得那么猛，后背也乱了原本的节奏。阿穆尔，能不把握这个时机吗？若大周仍处于中兴，那么纪明就是离北铁骑的最佳统帅。但大周如今已有崩裂之势，一味保守求稳的策略不再适合离北铁骑。 阿木尔是老天赐予边沙的大额苏和日。纪明的保守之策，就是在给他足够的时间去发育。千秋，你我都必须正视，边沙已经在阿木尔的带领下，由各自为营逐渐走向大一统。等阿木尔统一十二部，便足以吞掉大周。要打他，只能现在。 话是如此，可让李北铁骑适应新的战术与统帅是需要时间的。我明白你要说什么。我是李北的矛，纪明是李北的盾，纪明所带领的铁骑是将求稳放在求胜之前。可铁骑若是不渴望胜利，就好比是狼不再渴望食肉，那它就不是狼了，迟早会被吞噬。 纪明吃了败仗，这与他与铁骑都不是坏事。必须早一点让现在的铁骑明白，我们要的是即便败了，也要迅速爬起来。是时候该让黎北饿起来了，铁骑急需一个新统帅，一个与我和纪明截然不同的统帅。他得贪婪凶猛，让黎北铁骑。 重归狼性。主子，药熬好了，趁热喝。 咱们这一路南下茶州，虽说拿着磁州发的录影，寻常土匪倒是不敢轻易打劫，可离开磁州后，路上的乞丐骗子就多了起来。所以主子病的这几日，大夫也不敢请，风寒拖到今日，看着才算好些了，已无碍了。今日你与程峰先生拜访茶州州府罗木，进展如何？孔令与罗木多年同窗，情谊自然不比旁人。 但罗木的意思是，茶州的粮以往都是从觉溪和河州高价买，各路土匪参与其中，吃的就是这口红利。如若改买磁州的粮食，就是断了土匪的财路，会落得安全不保。依照主子看，这桩生意该怎么谈？罗木这人有点意思，虽然茶州很乱，但他始终屹立不倒，永远都是茶州的州府。该怎么谈怎么谈。 他既然屹立不倒，就是有心。他府上人多口杂，今日的话都是冠冕堂皇的话，未必真心。宋玉，去查一查这个罗幕，咱们该会会他了。是，主子。哎，罗大人，这边请。 这呢，就是咱东头的铺子，那些去毒实行的脂粉，这里都有，都是新货，店内还没摆上。您在院内稍坐一会儿啊。嗯。哎，大人，您先喝茶，我给您拿货去啊。 你怎么，啊，孟正，这位就是同知大人。久闻同知贤名，学生罗孟正，恭聆垂训。 <laughs> 早先就听程峰先生夸赞罗大人为人谨慎，眼力超群，今日一见，果真不假。现如今，我不是锦衣卫同知了，也不再握着大人们的督察考评，寻常白衣而已。 该我向大人行礼，哎呀，折煞我了。大人亲临查州，学生有失远迎，马上派人。我已经是去都叛贼，大人实在不必客气。我到中博时日不短，早就想见一见罗大人。今日幸亏有程峰先生作陪，大人坐下说吧。这孟正，不必拘谨。同志眼下是磁州的主心骨，此次前来。 也是为了解决茶州匪患，都是自己人啊！你怎么知道我会来这里啊？素 <laughs> 闻你那位十四夫人来头不小，就爱去涂水粉，这家铺子便是茶州最大的水粉铺子。你一贯投人所好，为了哄得夫人开心，自会跑一趟。同志不知道，孟正还在书院时就很得姑娘青睐，他这个人又风流得很。 没入世前就很懂这些。 <laughs> 我读书时那么规矩，整日都与你待在一起，何来风流一说？倒是你呀，程峰，结交无数，与谁都能称兄道弟。 <laughs> 好了好了，快坐下说吧。同志已在此等你多时了，是我疏忽了。同志大人，请上座。 <laughs> 大人客气。 我们此番的来意，想必程峰先生已经与大人谈过了。昨日不便深谈，大人有顾虑在所难免。今日还请畅所欲言，有难处可以商量。呀，同知或许不知，永仪年茶州入籍皇册，因这一半的人家都做过土匪，便只能将他们化成军户。自此，他们便一边吃月俸。 一边继续做土匪，打着剿匪的名头出去抢劫。后来茶州就出现了一名叫做蔡玉的匪首，他讲道义，肯接济兄弟，比官员更受追捧。如我这般下放来的州府，根本就无力抵抗其势力。是以，同知若能平匪患，我就愿意同知马首是瞻。只是同知手中没有侯爷的两万强兵，光凭一人之力。 恐怕难为呀！今日你我相见，就抵得过百万强兵。同知何出此言？大人是永仪年间下放到茶州，其间有过显赫政绩，曾经力荐沈卫剿匪，但是沈卫驳回了建章。我观大人后来的为政主张，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改变的。同知抬举，我何谈显赫政绩？ 我下放茶州开始的两年时间里，以镇清守备军为宗旨，沈卫虽未赞同，但也并未阻止，兵部也增加了茶州的军费。我当时踌躇满志，一心剿匪，可是真的打起来，才发现根本不行。沈巍不肯出兵，说到底就是因为他不敢。他虽主理中部，却也是外来户。他对罗幕的主张不表态。 就是在观望，因为他不愿得罪茶州的土匪。比起罗幕、蔡玉这些土匪，才是茶州的父母官。时候不同了， <clears throat> 我了解过，蔡玉如今吃着河州严氏给的红利，发的是难民财。茶州里边吃穿不愁，外边却饿殍遍野。时间久了，平头百姓也要生怨。 不瞒同志，中伯兵败后，内阁打着赈灾的名义，把各州粮仓腾去绝息，茶州的粮被缩减，我光是维持生计就很困难，没有精力去追究去都欠粮的事了。近几年，越来越多的梁家人饿狠了，只能沦为草寇。一开始，蔡玉是肯接济的，后来河州严氏想借蔡玉的势力，挤掉中博西家的生意。 做起了粮食买卖，蔡玉便也失去了侠义之心，当上了土皇帝。查州四处怨声载道，他的名声已大不如前了。我听闻，大人是蔡玉的妹婿。嗯，是，他正是我十四夫人的兄长。但这不过是权宜之计，我绝没有与匪帮勾结。我并非此意，我是要说。 大人可要提醒蔡玉了，这些所谓的怨声盈路，不过是其他匪帮的诡蜮伎俩。同知的意思是，雷长明死了，蔡玉就是名震中博的大匪，此刻正是他意气风发的好时候，不论是对茶粥还是对严氏，他都容不得别人来分一勺羹。 再者，人至暮年，最怕的就是大不如前。他要是认为现下的民愤都是后生小辈在捣鬼，必然不会放过他们。同志好计谋，此法是让蔡玉把民怨当作帮派内斗，是有心人在煽动。他一旦这样认为，就会变本加厉地打压别的土匪。大家本就对他心生不满，这样必会积下仇怨，针锋相对。 大人先前暗中资助的小帮派可以派上用场了。等他们这些都被蔡玉打痛了，大人再对他们施以援手，慷慨赠粮，让他们聚集起来，成为患难兄弟。小儿群聚，自然成事。这就像是群柴捕猎，我们要做的不是正面交锋，而是推波助澜。如此，我只需暗示几句。 便能让蔡玉自毁长城。等拿掉了蔡玉，我们就能详谈两州的粮食生意。大人含垢忍辱的这段经历，来日都是茶粥美谈。百姓能够饱腹，就是大人最显赫的政绩。哪怕是去了别的州，也是让人仰慕的父母官。 <laughs> 罗大人，此处不宜久留，慢走。 多谢同志指点，那我这就回去准备。大人，程峰，孟正就先行告辞了。吁！主子，到住处了。 今日的天还热，你怎么连大氅都带着？ <laughs> 这是师傅特地嘱咐要给主子带上的。回去以后，不要给师傅提我生病的事了，以免他担心。师才在铺子里坐着，看窗边种的九里香，过于清脆，润眼非常。回去了，在宅子里种一些。是，记下了。 主子总算回来了。 <laughs> 费老师一来，我就觉得有趣、有意思、有的乐。看来是有好消息要报。 <laughs> 主子英明，我临行前收到了侯爷差人送回来的东西，知道是要紧物，路上疾驰不敢停，麻溜的给主子送过来了。给我看看。侯爷让人送回宅子，特地嘱咐了拿兵镇上。咱们家里没兵，还是跟周贵大夫人那儿借的。 可惜路上不精武，没跑多远就化了。呵，什么呀？一股子酸臭味儿，这不就是牛乳吗？不会吧？都瞧着我做什么？没没。呃，主子，那盒子里的是什么？果然是草茶。这牛乳许对别人而言，哪里的都一样。 可对于策安来说，李北的就是李北的，别处的替代不了。他省下自己那口，明知不经放，还是要送过来。侯爷大老远让人送牛乳干什么？隔了夜也喝不了了呀。策安定是在想，万一呢？万一赶上了还能喝呢。所有好吃的好喝的，我与兰州要一起尝。拿纸笔来。 我与乔兄去门外守着。 嗯，哟， <laughs> 瞧你这架势，这是有事儿啊！我托你打听的事，有着落没？ <laughs> 你先说，你跟那蒲玉元卓什么关系？见过，不熟，有点印象。 <laughs> 姚文玉没入世，白衣一个，常年待在外面。 赫连侯想见他一面都难，哎，你在哪儿遇见的？缘分呗。缘分这东西，谁能想来？所以这不就是想请你打听一下吗？海阁老出事以前，曾要姚文玉离开去都，回晋城。元卓，我有一桩心事未解，你今夜收拾行囊。 明日一早，你替我跑一趟晋城吧。好，老师保重身体，云卓早去早回。晋城是姚家本家，那儿还有姚太师的学生，能替阁老照看他。哦，只是姚文玉当时恐怕就察觉阁老让他走是存了死志，所以他绕了一圈便回去了。谁成想等到的。 却是阁老死谏的消息。姚文玉作为阁老关门弟子，按父亲规制为阁老下葬。可没几日，太学暴动，姚文玉的书都被学生们撕干净了。若非孔丘藏得及时啊，只怕姚文玉也要被生死了。但紧接着就出了皇女的事情，他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。我在去都的眼线也都找不到他的踪迹，消失了。不错。 就是消失了。我跟你从去都逃命的时候，一度跟眼线断了联系，直到前不久才恢复。当时姚文玉就已经消失了。去都是锦衣卫最熟悉的地界，我的人说消失了，多半就是死了。不可能。孔丘还想要振兴稳健派，姚文玉是必要人选，于公于私，孔丘都不会让他死。哎，我说他死了也是有凭据的。 他最后出现的地方，就是阁老下葬的菩提山。我的人前去探查，发现了废弃的马车，种种迹象表明他被人劫持了。可如果是纯粹的劫持，劫匪一定会跟孔丘交涉。然而，不仅孔丘没有收到任何消息，连晋城姚氏也了无他的音讯。太学暴动以后，姚氏一落千丈。 姚文玉已经无法再承担号令天下学子的重任，他至于去都，就是废子。杀他总要有个理由，在我看来，完全没有必要，是吧？我也想不明白。他是姚氏的嫡孙，而且无官无职，杀他只有麻烦没有好处啊。宋月，主子信写好了，我先进去了。 哎，客饭，客饭！哎，吃饭了，吃饭了！这一天真他娘累死了，你他娘的就虚了吧你，就是就是，多吃点，补补。哎呀，别害臊啊，都是男人嘛，还说啥？吃这个，这个大补，我今天问你媳妇儿啊。 进去一起吃饭真糟心，就是，嘴里也忒不干净了，怎么如此粗鄙啊，简直不堪入耳！这这，瞧他们混不吝的样子，一点当兵的形象都没有。就是，吃饭都堵不上台子嘴，说的老子跟西样跟你们吃饭一样。哎呀，也不知道是谁先后吃了败仗，也不嫌臊得慌。班说哎，我说，什兄弟，你跟老子交来是吧？班长，哎。 都少说两句。吴将军，原本计划你要北上去送战马，怎的好几日了也没见个动静？现如今，二公子是咱们李北的辎重主将，我不能自个儿跑。哎，是啊。东东回来了！哎，东东，东东，东东，一起吃。嗯，你们吃吧。 主子，帕子给您，先擦擦汗吧。嗯，我去将帘子挂上。七月咱们离北开始转凉了，雨停了就该冷了。不必了，闷得慌。主子，公子的信到了，还给您带了衣裳，拿过来。 挂上帘子，我冷。刚不是还说？ <coughs> 是主子。主子，我和古今先退下了。嗯。分别数日，分别数日，真相思。 是你相思，特赠小狐一抚慰；特赠小狐衣抚慰，摸他如摸我，摸他如摸我，摸他如摸我。孤枕难眠，何时归他，抱我才好睡。 <laughs> 主子，今日不与程峰先生一起回去，是不准备用他了。软硬皆施，他是铁了心不肯。他前后几次在你面前藏风敛恶，就是怕被强求。他这种人，天生就是谋士，唯一的傲气，就是能够自己选择前程。我也不是非他不可。磁州粮车入境卖粮，我半点风声都没听到。他们走的是官道，消息让人堵在了城外，一直都没送进来。 这孔岭入城时我就觉得奇怪，原来是抢生意来了。准备得如此充足，是要跟我蔡玉打擂台不成？茶州大捷，庆功宴不是还没有吃吗？去给罗木下张帖子，告诉他，今夜就在这里吃酒。是，主子。他要是不敢来怎么办？不敢？我看这人浑身是胆。是，属下这就行。 程峰，明日节客，我便要归家了。哦，那明日你若有空，便去书院后山等我，我有事要说与你知。好，孟正，你始终只是个风流的人，此生我与你再不相见。